不要心软，真正想和你继续的人，又怎么舍得冷落你？既然冷落你，事实证明你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，千万不要去问为什么，因为真相比谎言更可怕。心软放不下的时候，不妨回头看看自己受过的委屈。